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四十八集。关于这位女子的身份，门内众说纷纭，众人打听了许久，无人知道她的真容和身份，只知道她姓洛。 还是这次公布排名名单上出现“洛寒”这个全然陌生的名字，众人才知道，原来他单名一个“寒”字。有人说，洛寒是某个家族的大小姐，欲和中山联姻，因为大少爷要和素表小姐亲上加亲，所以这桩婚事只能落在二公子身上。二公子迫于家族压力，才时刻带着洛寒。 还有人说，这位女子对二公子有救命之恩，挟恩求报。最离谱的说法，甚至说，洛涵是天庭某位大人物的私生女。这其中涉及一些官场交易、灰色利益。二公子接到了大人物的任命，才贴身保护着她。云梦涵比别人知道的多一些，比如洛涵长得极其好看。 他木离不离身，并不是貌丑不方便见人、私生女不能见光等原因，就是单纯的太好看了。但是云梦涵又仿佛没多知道什么，比如云梦涵就不知洛寒到底是什么身份，为何会出现在林清霄身边？家族联姻、救命之恩、私生女，每一种传闻套入洛寒身上，好像都解释得通。 今天，云梦寒从同门师姐口中才得知自己竟然被选为参战之人。他先前完全没想过自己会被选中，故而什么都没准备。现在突然得知他要去希尔米海镇压吞元兽，而且两日后就要出发，顿时慌了神。而这时，林崇玉发来传讯符，主动说要带他去挑法器。这对云梦寒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。 云梦寒立即同意了。其实云梦寒早就该换法器了。先前亚雨作乱的那一天，林崇玉就答应了陪云梦寒挑法器。只不过他们还没有下山，林崇玉被素隐月叫走了。后来云梦寒在大门口遇到了亚雨，他被亚雨打伤，后面跟着养伤、冷战等一系列事情，买法器彻底被耽搁下来。 林崇玉在他慌不择路时伸来援手，让云梦涵非常感激，以至于他都忘了这其实是林崇玉早就答应好的事情。云梦涵更不会知道，他突然被抽走参战也是林崇玉的手笔。林崇玉带着云梦涵直接到了最大最繁华的玄机阁，之后就叫来侍者，让侍者给云梦涵介绍法器。云梦涵看上了哪样？ 他来付钱就是。云梦涵艰难地分辨着每一样法器的优劣之处，还要判断哪一样更适合他。他其实不太擅长这些，他的原型是草木，天生反应慢，记性差，让他记住这么多法器的特点和差别，其实有些难。但是林崇玉把他丢给侍者后，就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不再管他了。云梦涵没办法。 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来。这时候，他心里不期然想起林清霄。如果今日在场的是二公子，他绝不会如此。他绝不会如此，那他会怎么样呢？云梦涵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他正在想着，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来，他一回头就看到了自己想象中那个人，白衣如雪，纤尘不染。 射街而来，云梦涵愣住了，他的视线完全无法注意到别人。还是林清霄回身让了一下，云梦涵才注意到洛寒也在林清霄身边。云梦涵心里若有若无的泡沫顿时冷了下去，他意识到联姻、救命恩人、高位交易，或许每一个都是真的。 云梦涵明明知道此刻他应该收回视线，专注于自己的法器，不要在众人面前落了笑话，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眼睛。他注意到他们两人并肩从外面走来，并不像是偶遇，而像是一早就约好共同逛街。洛寒身上还换了套衣服，看样式是怡兰阁的，莫非二公子还陪着洛寒试衣服？ 这个想法冒出来后，云梦涵自己都被吓了一跳。怎么可能呢？二公子什么时候会做这样浪费时间的事情？但是各式各样的细节不断的刺进他的眼睛里，闹嚷嚷提醒着他，这是真的。姑娘，侍者低声呼唤，云梦涵倏的回神，才发现他竟然一直盯着门口许久没有动弹，而这时。 门框处哪里还有人呢？云梦涵自嘲地笑了笑，收回注意力，不敢去看林崇玉的脸色，低头听侍者继续介绍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修仙者听力太好的缘故，大堂另一边的动静不断地传过来。云梦涵听到一个如浮冰碎玉般的声音响起：“你想要什么类型的法器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“那喜欢什么样的武器？” 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，或是鞭、剑、铃。洛寒思考了一会儿，还是摇头：“我都没学过，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，擅长什么。不过我想试试剑。”洛寒虽然毫无习武基础，但如果有机会，他第一个要学的一定是剑。尤其是洛寒亲眼见过林青霄执剑的气势，对剑法更加神往。 剑是重兵之王，林青霄自己就用剑。对于洛寒的这个要求，自然无有不应。他点头应下，说：“好。”但剑法非一日之功，在你学成之前，还是得靠其他法器。这就涉及到洛寒的盲区了。洛寒茫然。林青霄见状说道：“你适合远战型的，打打杀杀不适合你。”侍者站在一边。 但是林青霄都不需要使者介绍，就准确的带洛寒走到一片区域，看看这些，你对哪个有兴趣？这些柜台展示的都是一些远攻型武器，比如鞭子、弓箭等。洛寒一样样看过去，如果有什么不会的，只需要问林青霄，就能最全面的评价。林青霄虽然性情冷淡，但是观察却很细微。 他其实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有时候洛寒都没想清楚自己要问什么，林青霄就点出来了。身边有这样一个人，实在是安心极了。侍者跟在他们两人身后，他本应当负责给顾客答疑解惑，可是听到林青霄的话后，侍者彻底放弃了解说，反而拿出一枚玉简，悄悄将林青霄的点评记下。 云梦涵听着另一边林清霄低声给洛寒解释，耐心细致的为他比对各个法器的优劣，再看看自己这里，陡然泄气。亚雨作乱那天，云梦涵明明邀请林清霄陪他一起看法器，可是林清霄拒绝了。云梦涵本以为这是林清霄生性疏离，不喜欢麻烦，现在他终于知道，林清霄 只是不喜欢被他麻烦。得到的时候有恃无恐，从不觉得珍惜，直到失去才惊觉，他曾经拥有着怎样的特权。云梦涵情绪低落，林崇玉心情也不怎么好。他为了省事儿，直接带着云梦涵来了最大的法器楼，结果正好在这里撞到林清霄。自从那两人出现后。 云梦涵神魂不属，频频走神，店里的人也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两人身上。仅说给林崇玉和云梦涵领路的侍者，就已经悄悄往林清霄的方向看了好几次。要不是顾忌了林崇玉还在，恐怕这个侍者早就跑了。毕竟行家点评和他们这些死记硬背的套话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如果能学到些许精髓， 以后业绩提成，指不定能提高多少呢？林崇玉看着他们这一个个心无所属的样子，十分烦躁。他不悦地咳嗽了一声，侍者回神，连忙弯腰请罪：“大公子恕罪，小妾疏忽了。”林崇玉不耐烦道：“行了，下去吧。”侍者嘴唇微动，想要为自己辩解，最终不敢多说，行了个礼后，丧着脸离开了。 等侍者走后，林崇玉清了清嗓子，对云梦涵说：“你想知道什么，可以问我。”云梦涵茫然：“我问你什么？”林崇玉被噎住，他不甘心风口被林青霄抢走，所以让云梦涵也提问。云梦涵反问他后，林崇玉还觉得奇怪：“什么为什么呀？”他想要展示自己的学识，云梦涵提问就是了，为什么要犹豫？ 林崇玉心里暗叹：“呐，云梦汉还是不够聪明，到底出身低，礼仪和反应都跟不上。”林崇玉忽然飞快的划过了一个念头：“若是将来立云梦汉为正妻，他真的撑得起中山主母的架子吗？”这个想法一闪而逝，林崇玉压下，心想：“时间还长，现在不着急做决定，大可一边走一边看。” 他想完后，没有再询问云梦寒的意见，而是直接为云梦寒做了决定。嗯，这个不错，可远可近，杀伤力大，适合你防身。云梦寒往林崇玉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嘴角浮现一丝苦笑。林崇玉指的是一个重兵器，云梦寒力气小，反应也慢，根本不喜欢重兵。这个法器并不适合他，只是适合林崇玉而已。 林崇玉是天之骄子，从小生长在万众瞩目之下，对他来说，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，恐怕才比较难吧。他从来不会关心云梦涵的想法，也不会在意云梦涵到底想要什么。这样一个重兵器，云梦涵要怎么用啊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